锵锵三人行，给大家介绍咱们著名的音乐人啊，小小柯老师，谢谢小柯老师。哎呀，这很激动，真很激动，声音都哑了。这这这太激动了， <laughs> 为什么？这这我我看这节目看了十年，起码。天哪，这是咱们知音来了，十十起码十年。好啊，哎呦，我住进第一套就能看到卫星的电视的这个房子。 凤凰卫视，就天天就是他。哎呦，小柯老师，给他学一下那个进广告那段。嗯，呃，怎么着啊？ 呃，先去一下广告，什么什么。 <laughs> 当时听到这个语法，觉得特别新鲜，来的太及时了，是吧？正在我们知音越来越少的时候，小柯老师来了。我我我今天也特别激动啊，因为那个小柯老师咱们新嘉宾啊，所以那个昨天他们跟我说，今天有一个新嘉，明天有新嘉宾来，那个小柯老师，我说那能给我一点点小资料吗？因为我平常又不看电视，又没什么常识的人，所以我他们说写的特别特别特别多那个那个脍炙人口的歌，我说你给我说一个啊，说不出来。 结果呢，我自己就上网一查，因为爱情， <laughs> 很还有还有，我就北京欢迎你，对对，我知道这个我知道，但是那个因为爱情我怎么我听他们坊间唱的都是北京欢迎你，有什么了不起？ <laughs> 很多版本，很多版本啊！但是你看小柯老师啊，一来到我们这儿就加入了我们神经病的行列，一切都变了。大家看到，三人没错没错没错，我们三个人。 拿着手机上了电视，这是为什么？因为呢，本来小柯老师来啊是要跟我们聊聊最近的选秀的事儿，但是呢。 上海地铁出事了。现在的我们是录像啊，给大家说现在的时间就是今天下午的五六点钟的这个时候，五点半，五点半。呃、所以你得加入我们这个快速反应部队，没错没错，不能再聊那个了，就得说说这事儿。对，他音乐人得当一回社会评论员了。其实我觉得你还是想逃避音乐这件事儿。不，我们还聊呢，待会儿再聊。 <laughs> 但是今天这个事儿啊，我你看，连这个时候咱们仨都一样的信息掌握。 都不完全。我们这个编导还在外边给我手机发发微博发这个这紧急找的这个资料。是，我这儿看见一个资料啊，现在网上已经出现叫旧闻立看，还是真的？《每日经济新闻》二零零五年一月二十号新华社发的消息，当时的消息你现在看言犹在耳啊，说什么呢？标题就叫“上海地铁不会发生类似泰国地铁的追尾事故”，为什么呢？因为 列当时呢，上海地铁运营有限公司运营安全处处长朱孝杰说，上海地铁有一整套行车安全管理规范，加上有列车自动控制系统保驾护航，确保不会发生类似地铁列车追尾相撞的事儿。你那个上次那个动车撞不也有一个新闻被翻出来吗？也是曾经说不允不不可能发生追尾事件。 这是他这个对，咱这当时的这个保证啊，哎，国美又查到什么最新的消息？这里所谓的最新消息都比咱们还稍微落后一点，因为现在的伤亡名单还四十九人而已。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收到是二二二百六十二百多人了，二百多人，二百多人。其实我我觉得哈，大家现在就是在开始追究责任，说哎呀，是是因为那个某某个那个信号灯的提供公司啊。 怎么那个温州的也是他们提供，现在这个灯也是他们提供的。但是我觉得比较可怕的事情是什么？因为我们人不可能永远要依靠电脑的。呃，他们是两点二十分的时候说新天地那里的信号灯发现发生问题了，故障了，所以改为人手操纵。 然后两点四十五分就出事情了，也就是说，在二短短二十五分钟之内，就是说，那这就很可怕，这就关系到我们原来我们人脑我们的应变措施竟然。 完全就是一点点应变的这种这种这种能力都没有，我觉得这是比较可怕的。你如果遇到大规模，那这个是它的故障；如果你遇到大规模的停电，或者是大规模的一些什么什么什么黑客入侵啊，扰乱了你的这个系统的话，那得出多大的事儿呀？你知道这个最要命的事儿啊，咱们聊的是咱们不懂的事儿。嗯。但是呢，因为最近它老出这种安全的事儿啊。我有一个，我我有一个，我我我挺巧的，我有一个员工。 他给我，他的父亲是在退休前就是在这个铁道部，好像是负责这个信号方面工作。哦，就是说就是信号嘛。曾经有一次我们吃饭聊起来这个事儿，我说这个事儿已经说责任是九月多少号公布，还是我说怎么还没有公布？还是你说七二三？哎，对对，七二三那档的动车那个。后来他就给我讲，他说我们他父亲那一代人曾经几次就是上报说现在用的这个信号控制系统嗯呃危险。 为什么危险呢？说在类似像德国呀、什么这些发达的这些国家，用高铁这些国家，他们的信号灯还都是一半自动一半人工。嗯啊，为什么呢？现在我们都是全自动。对。那么全自动电脑系统是有步骤的，它是有次第的。故障了，检修自动完成。随后，比如说哈，就举最最简单例子，它一定是先变呃红灯没问题，然后绿灯。 坏了，坏在那儿了。那么它绿灯一定是有一个反应速度变到黄灯，还有一个反应速度再变到红灯。嗯嗯。那么就是说它自动的变化，这个变化是有过程的，是有时间的。嗯。不像人工过去，砰就给变了。哦，对，你看这个，你明白这意思吧？他们发给我的消息说是二百六十人受伤嘛，说今天下午两点四十五分左右，呃，咱们可以看看这个照片，现现场有几张照片啊。 我们看看这个，说记者在现场看到被追尾的列车后驾驶室玻璃碎裂，列车车厢连接处变形鼓起，车身微微向右倾斜。咱们再看下面几张照片啊，然后隧道里的地面上血迹斑斑，地上散落着带血的纸巾和杂物，什么好像现场还有目击者，所以你看现在有这微博了，说抬出去的是老人，骨折的是中年人，头破血流的是。 年轻人先到的是消防官兵两名和一名警察，现在大量消防官兵进入了地铁。呃，很多伤者问救护车在哪里，什么什么的。这是你看现场的人都发在网上的情况。但是我发现他们啊，现在网络速度很快啊，一下找出来啊，就是不是第一回出事儿。本来我说咱们完全不懂哈，他们一说呀，好家伙，就说说这个怎么不是第一回出事儿呢？呃，七月十九号。 站台屏蔽门突发玻璃爆裂，这是这这过去出的小事儿吧？算是七月二十八号，这事儿不小了。开错方向， <laughs> 开错方向，哎，对，这我说七月二十八号晚高峰开开错方向，一列满载乘客本应开往杭中路方向的上海地铁十号线，这次也是十号线啊，对，十号线，十号线列车却反常的向虹桥火车站方向开出。我刚才说十号线老出事儿，上海十号线有一有一个消息。 那我觉得这就得，如果往深了挖吧，我觉得还是这个，比如说管理啊、运作呀，嗯，我觉得这个如果频繁出事儿，一方面是机械设备的事情，对，那么你不得不想一想，那么管理的这套人脉系统会不会有一些问题？而且我们应该觉得地铁应该就是应该就是一个地铁的一个所谓的管理的。 管理局在管理这件事情，但是我今天我们在查这新闻的时候，我这边有一个网易财经的一个消息，我看了我也吓一跳。他说上海电气表示，上海的地铁十号线业务已转给中国北车，也就是说，就那条线，它的列车他们还有分单号跟双号，制造商是不一样的，然后业务也是转包给。 好像不同的那个人在在在运营，然后呢，在截稿之前呢，他们打电话到那个中国北车的董秘处，暂时无人接听电话。你呢？你当然现在啊，这个事儿刚发生啊，咱们去说这个真正的原因有点为时过早啊。但是人们有一些怀疑，像说这个地铁线呢，融资、建设、运营管理四个环节，就是你刚才讲的，被分别切割给不同的主体。 比如有部门采购了卡斯科信号有限公司的系统，但是运营如果出了事就采购是我采购的，他啊，但是运营如果出了事呢，我不负责，运营那块负责， <laughs> 所以这就是属于这种，哎呦天哪，这就这，我们老开玩笑说，铁路警警察各管一段哎哎，我这出事我这管，你那出事跟我没关系，可能就差一步，但是我也没关系。 但是我过去觉得地铁是现在仅剩下的最安全的。是。我一直这这这次有点动摇了我这个信心。你看，我其实坐飞机，我事实是有点恐惧的，我有点恐惧。然后到火车，不也地上的，这也有很大机会出事儿，是吧？弄头牛过马路你也能撞上。我现在说地铁，专门挖一洞就给你跑的，应该最安全了。这世界上。所以现在就是，我觉得很多人啊，我们聊起来就是，尤其现在我在。 写写一些舞台剧啊，创作的时候和编剧一帮年轻人们在一起聊的时候，说想写大家一种共性共同的心态。那么我什么是共同的心态？就在挖掘。突然那天有一个人说了一句话：没有安全感。 哎呦！突然听到我心里一震，你知道吧？没错。我说这个安全感这个字，好像一般我都我媳妇儿说。 <laughs> 那这肯定是啊，他他他这一打仗就就我我没安全感，就。我以为有你这么个丈夫，他没安全感。他。 <laughs> <laughs> 别说太明白， <laughs> 反正就是这么个意思，对吧？一般女孩就没有安全感，找一个男孩没错。现在连男的也没有安全感，那你这个，而且是很多人都是缺乏这种财产的安全感，是情感女孩情感的安全感，然后现在是很多人的一种社会的安全感，嗯，人生命的安全感，没错。所以这这这个这个现在就是这一档的事儿，这一档的事儿，这一档的事儿，那。 真是像你说那问题，我就在琢磨，我要去出去，我怎么去最合适？今今天我我来的路上啊，就是刚好在播这段新闻。那个时候只是说受伤可能十几人，但是我心里想，哇塞，车列车相撞只伤十几个人，但是那个时候我脑海里面第一个。 反应是什么？我就在想说，这下子连地铁也不安全了。以后坐，因为每次上地铁还在那边发短信啊，打玩听音乐什么，就特别逍遥自在的。因为时间短，速度快，你也不觉得会有有在这么短的时间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那时候忽然就去想，以后坐地铁该怎么坐？一定得找个靠那个边有杆子的那个位置坐着，紧紧的抱着那个杆子，万一。 出现什么状况的时候，你可能会造成最小的损失。就像我现在坐电梯的时候，我一定会靠在一个有扶杆的地方，然后两只手抓在那个电梯上面，因为我被关了好几次。是吗？我被关了好几次。个儿大的。 <laughs> 不，前一段不是有一个什么电梯掉下来还摔死人那个那个？ <laughs> 没错没错。后来从那个之后，我上那种滚梯我都也扶在旁边，所以不安真的是不安全感。这种真的这个不安全感啊，它要是传染开了呀。 你就不敢出门了。我就觉得，要不说一个，这个是信心呢。其实应该说，百分之八十 <laughs> 还是安全的，对吧？是是是。但是你知道吗？信心要是一崩溃，没错，你这个事儿就乱了。一个社会，我觉得真是靠一个“信”字。你比如说，我现在就觉得，他们说飞机不会出事儿，说因为有有一个专门搞飞机工作的人说，你知道吗？说一架飞机百分之九十它的这个零件部件都是为了安全。嗯。所以说。 出事儿比火车怎么怎么还干嘛？对，一般你都凭着这种信心说它的概率比火车还低。可是我发现现在啊，老有一种外行的问题，就说谁知道这个专家说的就是真的吗？ <laughs> 你们专家有一个有一段子嘛，说俩王八在这比装死，看谁就谁先说话。嗯，完了那个这个俩都不说话。 已经过了很多年了，说说十万十年八年呃也呃一百年二百年了，这候过来专家说说去拍拍这个网子说你别弄了，他早就死了，你怎么还装什么装啊？然后这就哦是吗？你都死了，然后那就哈哈你输了，专家话你也信， <laughs> 这是这一个一个段子， <laughs> 没错，特别有意思。哎，这专家为什么现在老是事后诸葛亮呢？就是事事事前你怎么不不不不不出事？哎，广美我想起台湾台湾有捷运。 有，捷运出过这种事儿吗？呃，没出过事故是骗人的，但是这么大事故还真没有。这这个，因为我们台湾的有捷运的话是在空中，是在是那叫做什么？嗯，就是在空中运行的。那如果发生追尾的话，这个就是大事情了，大事情了。而且我觉得可能我我们。 我不晓得，我我觉得之前那个捷运刚盖好的，是因为它建的时间也特别长，它盖好之后呢，它花了蛮长的时间一直在做很多的检测跟运行这样子，所以而且万一一出事情的话，这个所谓的监监管单位那个那个抨击的声音，可能会比民众的声音还要来得大。他们那儿这哎，而且呢，他这这次出这个事儿啊，我现在想啊，这应了我这一乌鸦嘴啊。 上次这个七二三的时候啊，我有个感觉，咱们这音乐人感觉没谱的啊，就是我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就是啊，我们会进入一个就是这个公共设施出事儿的密集高发期到了。为什么？因为我当时感觉啊，我们这个这个现代化呀，我们人还没有现代化。你比如说，你平常交往朋友，咱都知道，对，这大大咧咧是正常事儿。你比如说，你你在北京。 呃，干活恐怕跟香港，你就会感觉到有这个风貌上的这个呃不一样，跟西方跟也也不一样。就我整个就怀疑，就说我们自己还是一个半现代化状态下的人呐。先不要说制度，你就是有了这个制度，而且呢，我就说改革开放三十年啊，大干快上。那么大干快上，现在差不多三十年了吧？那一系列的事儿啊，那个裂缝就该出现了。比如说，为什么桥就塌了？ 那个后遗症啊，开始渐渐出现。就当时很多大干快上出来的东西，你看那个时候也是在哪儿啊？哪个呃城市呃，为了迎接什么什么节日，说我们这个火车站要提前完工，嘁里呱喳就铺了地砖，然后那个节日过了之后，就把那地砖翘起来重新铺，因为就铺坏了，因为你就这这种多快好省嘛，大干快上。中国速度是一个这个这个说法，就是我们要以中国的速度去做什么事情，这就是。 超限的那种快，很快，包括那个二零一二那电影里边说，最后问那船为什么在西藏做，而且里边一台词说，只有中国可以做得出来。这这这，他就所以这个在这么快，当然是我们的效率哈和我们的这个拼搏精神哈，这都不说，但是在这么快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会不会萝卜快乐不喜你，甚至会说，因为我觉得机器可以很快的完成，嗯，但是人的这个。 操控和适应，就当时那个不是有说，说国外的这个专家来了，呃，拿了一套这个手册，说我们要给你们培训几个月啊，几个月，然后呢你们才可以怎么怎么样？那个不行，我们三天必须就得十天十天啊，十天十天。 这是中国速度，创造奇迹的地方。你刚才讲的这个现代化的这三个字，我就觉得我们现在已经有点过度仰赖现代化，过度仰赖电脑的东西。你知道，像法国地铁，我不知道你你在法国有坐过地铁吗？在巴黎的地铁都在街上走呢。 <laughs> 那个真的就像蜘蛛网一样，它是一圈一圈一圈一圈的，就是说看似很乱，但事实上它是非常有逻辑性的。我相信法国的地铁的那些所谓呃呃呃操控室，一定没有咱们那么现代。 代化是是是，那他们可能会有很多，可能是百分之六十手动的东西，百分之四十是是自动化的东西。但是你在法国，你只有听过什么人罢工了。 都是人为的因素，而不会有那种因为什么呃自动化的机器出了问题而造成的事故。通常都是罢工。这家伙就坐坐坐坐在这地铁上，跟坐在汽车上一样，都要随时提防嘣一下追尾，这是什么情况？前两天新闻联播最后一条消息，美国一个什么地铁漏水漏雨，说地铁怎么漏雨了？嗯，然后那个地铁那门就成水帘洞了，然后所有的那个乘客很狼狈的打着雨伞逃出来。 哦，美国也有这事儿，但这是漏水的，他只是对他不伤人，锵 <laughs> 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我得再次说，啊，现在的消息因为离时间点太近，还不能就说多么真啊，但是都是有言之有据的吧？呃，有乘客向东方网记者反映说，地铁在紧急情况下可以打开车门。 但是他们在事故发生后启动了拉门装置，却无法打开车门。 <laughs> <laughs> 最后，乘客们从车头方向的驾驶室离开列车。这个太吓人了，这个好险！这个列车没有爆炸或起火的，万一有这样子的及时性的危险的话，那还等得到你爬到车头去吗？哎呦，真是！我觉得现在啊，真是像你说的，呃，包包包括这个电梯。 我都有这个感受，很多这大是要是说啊，为为什么我们值得担心呢？上海啊，我认为是中国第一流的了。嗯，国际城市、国际城市，我其实你说它再好再坏，我都认为它是第一一一流的水平，在中国不管是服务还是什么，你可以骂它，但是我跟你说别的可能比它还不如。我就想到哪儿啊？你甭说这个，你就说咱说那电梯都都都弄死人的那个电梯啊！我突然发现呢。 你像在我们家乡，呃，包括在一些二三线城市，那个电梯啊，那可真是岌岌可危啊！用了多少年的那个老旧电梯啊，你上去都是忽悠忽悠忽悠忽悠，吱呀吱呀的。你你这甚至是要过磅秤，我就说过去之后，就是说，哎，前面那个往你往左边一点， <laughs> 往左边一点，他就他就关上门了。要不然他就过你你你会坐过这种电梯吗？ 对，他讲究站的地儿不对，他那门关不上。对，啊， <laughs> 你站歪一点就上俩人，他告诉你抽中了，然后完之后你得也不是怎么着，得找那位置一站，哎，不抽中了，门关上了。你说神能不神就就我经常做这种。所以说，我就觉得啊，现在这政府肯定非常的着急，因为他们也会预预见到我说的这种可能性。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地方，这么多的公共设施。 这现在网络反应这么快，我我觉得维修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刚才讲到这个所谓的古董电梯啊，我还记得我在九几年的时候有一段我在米兰住了半年的时间，那时候我借住在我一个女朋友家里面，她刚嫁人，她嫁到她夫家去，她夫家。 呃，婆婆送给她的一一一间小小的房子，那个房子是上百年的历史，就是那种很很古老的那种那种建筑物。哎，没有上百年，可能几十年的历史。那上面还有一个一个那个年份的电梯，上面还有个年份，那个就是那种要打开门之后，里面还有一道门，你进去之后，你必须把外面那道门关上，里面那道门关上，咔，那个那个电梯才会很缓慢的运行。那人家那也是一个古董级的，哎呦，我跟你讲，电梯。 你不说，你说这个我就想起来，我就我为什么那那天咱们聊，我就老讲空调这个问题。他们头有人说香港不好，说香港动感之都，空调开的太冷。但是你知道吗？我就说这当年正是我对于资本主义的幻想之一。我说人家这就是资本主义，就是说什么呢？它是空调，它就冷。你这你知道吗？你你到我们的很多地方，它一个机器就没有机器该有的作用。你知道吗？你我有时候去一博物馆，我热的我，我说应该开空调啊，他说开了。 但空调就是不能制冷。我们的很多机器，你发现没有，都是这样的。在看一个广告，不是什么广告，一个新闻说，美国是什么地方？一个消防队，那个灯泡一百多年了，一直亮着。对，你去看那新闻吧？嗯，就是从那个灯泡，从那个从那个消防队组建开始，就拧了一个灯泡在门口长明灯，亮了一百年。所以你看香港那些唐楼，那些个破楼，对吧？ 也有这个电梯只能容一个人的，可是你看它不出事，都锈了，可是维修呀，维修对，不断的维修，不断的检查。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是吧？崭新崭新的，啪，追尾了。你说这东西多吓唬人呐！